不了，我不想出去。我妈身体不舒服，我得看着她。窦若书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我明天一大早就得走了。”晚上我不想出去了，我我干嘛？我明天这一去，必须得一个多月才能回来。我今天特别安排好回来见见你。咱们晚上见了面啊。 有什么话，不妨现在告诉我。赵若书蹙着眉心，向四周望了一眼，低了头，语气沉郁地说：“得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们再联络。”回到了自己的家，他走进小书房，坐在刚才的那把椅子里，凝着长袍，望着对面的客厅。大约是半个多钟头，客厅的灯熄了。 视线随着到了秦岭南跟秦新月的卧房